第三部分，第十一到十七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音乐是一种有效的止痛剂。有研究报告称，手术前、手术后，甚至手术过程中播放音乐。 都有助于缓解疼痛。本项研究共涉及近七千名患者的七十多次临床试验的数据，实验证明音乐确实是一剂有效的止痛药。实验者把术后疼痛分为零到十级，零代表丝毫不疼，十代表疼到极点。听音乐能够使疼痛等级下降两级。 研究人员发现，音乐的镇痛作用与音乐类别无关，具体曲目由医生还是由患者选择也无所谓。研究涉及多种手术，但不含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手术。令人意外的是，患者即使接受全身麻醉，听音乐也有助于缓解术后疼痛，但效果不如接受手术时意识清醒的患者。 虽然目前尚未将播放音乐作为帮助患者术后康复的常规项目，但这项研究毫无疑问在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音乐的积极影响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十一、关于试验，下列哪项正确？ 十二，关于试验结果，下列哪项正确？十三，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一半患者不会正确用药。在中国，用药安全同样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项涉及四十五万份的网络调查显示，九成人存在用药误区，比如止痛药，不少人觉得。 不管哪里疼痛，吃点止痛药，病就好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殊不知，乱用止痛药也会有严重后果，如损伤内脏、延误病情、产生心理依赖，甚至可能致死。再比如创可贴，人人都觉得自己会用，完全不存在专业的问题。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基本作用？ 只是止血，并不能完全做到抗菌消毒。创可贴吸水性和透气性较差，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伤口感染。出血较多的伤口、小而深的伤口、动物咬伤、污染较重的伤口、烧伤或者烫伤的创面都不宜使用创可贴。它只适用于皮肤表面出血不多而又不需要缝合的小伤口。 十四、关于用药误区，下列哪项正确？十五、关于止痛药，下列哪项正确？ 十六，关于创可贴，下列哪项正确？十七，创可贴适用哪种情况？